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。来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那黄酒给我温一温。我这里不让你卖血，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啊。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。所以啊，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由仲维维演播。许兰听说许三观卖了血，他可是掉出了眼泪呀。 没想到你会去卖血，你卖什么都行，你为什么要去卖血呢？你就是把床卖了，把这屋子卖了，你不能去卖血呀！哎，你声音轻一点我为什么卖血啊？我卖血就是为了做乌龟。 我听出来了，我听出来，你是在骂我。我知道你心里在恨我，所以你嘴上就骂我了。一边哭着，徐玉兰一边向门口走去了。许三观在后面低声喊叫着：“你回来！你这个泼妇！你又要坐到门槛上去了！”嗯。 你又要去喊叫了。这回，许玉兰没有在门槛上坐下，她的两只脚都跨了出去。她转身以后，一直向巷子口走去，走出了巷子。她沿着那条大街走到头，又走完了另一条大街，走进了一条巷子。最后，她来到了何小勇家的门口。 薛玉兰站在何小勇敞开的门前，双手拍拍自己的衣服，又用手指梳理了自己的头发，然后她亮起自己的嗓子，对周围的人诉说了起来：“你们都是何小勇的邻居，你们都认识何小勇，你们都知道何小勇是个黑心烂肝的人。” 你们都知道何小勇不要自己的儿子。你们都知道，我前世造了孽，今生让何小勇占了便宜。这些我都不说了。我今天来，是要对你们说，我今天才知道，我前世还烧了香，让我今生嫁给了许三观。你们不知道许三观有多好。 他的好啊，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呐！啊，别的我都不说了，我就说说许三观卖血的事儿吧。许三观为了我，为了一乐，为了我们这个家，今天都到医院里去卖血了。你们想想，卖血。 是要丢命的，就是不丢命，也会头晕，也会眼花，也会没有力气。许三观为了我，为了一乐，为了我们这个家，他是命都不要了。何小勇很瘦的妻子站到了门口，他冷冷的说：“许三观这么好。” 你还要偷我家的何小勇？徐玉兰看到何小勇的妻子在冷笑，她也冷笑了起来。嗯，有一个女人前世做了很多的坏事，今世就得得报应，生不出儿子，只能生女儿。这女儿养大了也是别人家里的人。 替别人传香火，自己的香火就断掉了。何小勇的妻子一步跨出了门槛，双手拍着自己的大腿说：“哼，有一个女人死不要脸，偷了别人儿子的种，还神气活现的。”许玉兰说：“哼，一口气生下了三个儿子的女人，她当然神气了。”哎。 可是三个儿子不是一个爹，还神奇？哼，两个女儿也不见得就是一个爹呀。哼，只有你，只有你这种下贱女人才会有几个男人呐！这时候，有一个人来到了许三观家，对许三观说：“许三观，你快去把你的女人拉回来吧。” 你的女人和何小勇的女人是越说越下流了，你快去把你女人拉回来，要不啊，你的脸都被丢尽了。又一个人来对许三观说：“ <laughs> 许三观呐，你的女人和何小勇的女人打起来啦，两个人是揪头发、唾唾沫，还用牙齿咬啊。”最后一个过来的是方铁匠。 方铁匠说：“徐三官，我刚才从何小勇家门前走过，那儿啊围了很多人，起码有三十来个人呢。他们呐都在看你女人的笑话，你的女人与何小勇的女人又打又骂。嘿，他们嘴里吐出来的话实在是太难听了，让别人听了哈哈笑。嘿，我还听到他们私下里在说你呢，说你许三观呢，是卖血做乌龟。” 啊，让他去吧。说着，许三观坐到桌边的凳子上，他看着站在门口的方铁匠，哼哼，他呀是破罐子破摔，哈哈，我也就死猪不怕开水烫喽。说完这话以后，许三观就想起了林芬芳。 那辫子垂到腰下的林芬芳，嫁给了一个戴眼镜的男人，生下一男一女，然后开始发胖了，一年比一年胖。林芬芳就剪掉了辫子，留起了齐耳短发。许三观看着她的脖子变短了，肩膀变粗了，看着她的腰变得看不清楚了，看着她的手指上的肉如何鼓出来。 可是许三观还是把最好的蚕茧往他那儿送，一直送到了现在。现在，林芬芳经常提着篮子走在街上，她的篮子里有时候放着油盐酱醋，有时候放着买来的蔬菜，在蔬菜的上面偶尔会出现一块很肥的猪肉，或者一两条已经死去的鲢鱼。 当他的篮子里放着准备清洗的衣服时，他就会向河边走去。他另一只手总是要拿着一只小木凳子。他的身体太重了，他在河边蹲下去时，两条腿会哆嗦起来，所以他要坐在河边，脱掉自己的鞋、自己的袜子，将裤管卷起来，把两只胖脚丫子伸到河水里。 这一切都完成以后，他才能从篮子里取出衣服，在河水里清洗起来。林芬芳提着篮子走在街上，因为身体的肥胖，她每走一步都要摇晃一下。在街上走得最慢的人都会超过她，他呀笑呵呵的走在别人的后面。街上的人都知道他是谁。 都知道她就是私厂的林芬芳，那个小城里最胖的女人，那个就是不吃饭不吃菜，光是喝水都会长肉的女人。他们都知道，这个一走上街就笑哈哈的女人叫林芬芳。许玉兰经常在清晨买菜的时候见到林芬芳。 见到他提着篮子，一个一个菜摊子走过去，和卖菜的一个一个的讨价还价，然后慢吞吞的蹲下去，一颗一颗的去挑选着青菜、白菜、芹菜什么的。徐玉兰经常对一乐、二乐、三乐说：“你们知道丝厂的林芬芳吗？她做一身衣服呀，又剪。” 两个人的布料呢？林芬芳也知道许玉兰，知道她就是许三观的女人，知道她给许三观生了三个儿子，她生了三个儿子以后一点都没有发胖，只是肚子稍稍有些鼓出来。她和卖菜的说话时声音十分响亮。 他首先在声音上把他们压下去，然后再在价格上把他们压下去。他买菜的时候不像别人那样几个人挤在一起，一颗一颗的去挑选，而是把所有的菜都抱进自己的篮子，接着把他不要的菜再一颗一颗的扔出来。他从来不和别人共同挑选，他只让别人去挑选他不要的那些菜。 林芬芳经常站在许玉兰的身边，看着她蹲在那里，衣服绷紧后显示出的腰部。她的腰一点都没有粗起来。她的两只手飞快的在篮子里进进出出，她的眼睛同时还向别处张望着。林芬芳对许三观说：“我认识你的女人，我知道。” 她叫许玉兰，她是南塘街上炸油条的油条西施，啊，她给你生了三个儿子，她还是长得像姑娘一样，不像我都胖成这样了。哎呀，你的女人是又漂亮又能干，手脚又麻利，她买菜的时候，啊，我没有见过像她这么霸道的女人呢。 许三观对林芬芳说：“哼，他是一个泼妇，他一不高兴啊，就要坐在门槛上又哭又叫。呵呵呵，他还让我做了九年的乌龟呀。”林芬芳听了这话，咯咯的笑了起来。许三观看着林芬芳，继续说：“哎，我现在想起来就后悔。哎，我当初要是娶了你，那我就不会做乌龟了呀。哎，哎，我说。” 林芬芳，你什么呢都比许玉兰好，就是你的名字也要比许玉兰这个名字好听，叫出来也好看。你说话的时候声音是软绵绵的，那个许玉兰呐，整天都是又喊又叫，哎，她晚上睡觉时还打呼噜。你一回家呀，就把门关上了，家里的事儿你呀从来不到外面去说，这么多年下来。 我没听你说过你家男人怎么不好，可是啊，我家的那个许一兰呐，只要有三天没有坐在门槛上哭哭叫叫，她就会难受，嘿，比一个月没拉屎还要难受呢。哎，这些呀都不说了，最要命的是他哎。 让我做了九年的乌龟，我自己还不知道已经做了九年的乌龟了。要不是一乐越长越像那个狗日的何小勇，那我一辈子都被蒙在鼓里了。林芬芳看到许三观说的满头大汗，就把手里的扇子移过去给他扇起了风。林芬芳对许三观说：“你家的许玉兰长得比我漂亮啊。” 哼，长得也没有你漂亮。你呀，从前比她漂亮。从前我是很漂亮的，现在我长胖了，现在呀，我比不上许玉兰了。许三观这时候问林芬芳：“哎，我当初要是娶你的话，你会不会嫁给我呀？” 林芬芳看着许三观，咯咯的笑。我，我想不起来了。哎，怎么会想不起来呢？是想不起来了呀，都十年过去了。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林芬芳正躺在自己的床上，许三观坐在床前的椅子里。林芬芳那位戴眼镜的丈夫在墙上镜框里看着他们。 这时候啊，林芬芳摔断了右腿。她是在河边石台阶上滑倒的。她刚刚把清洗干净的衣服放进篮子里，站起来才跨出去一步，她的左脚踩在了一块西瓜皮上，她还来不及喊叫，就摔倒了，摔断了右腿。许三观这天上午推着蚕茧来到了车间，没有看见林芬芳。 他就在林芬芳的缫丝机旁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在车间里转了一圈，和另外几个缫丝女工推推打打了一阵子。他还是没有看到林芬芳。他以为林芬芳上厕所去了，他就说：“啊，这林芬芳是不是掉进厕所去了？这么久还没有回来？”女工们说：“林芬芳怎么会掉进厕所里去呢？她那么胖。” 他的屁股都放不进去，我们才会掉进去呢。哦， <laughs> 那他去哪儿了呢？你没有看到他的骚司机都关掉了？他呀，摔断了腿，他腿上绑着石膏，躺在家里呢。他的左脚踩在了西瓜皮上，摔断的倒是右脚。这是他自己说的啊。我们都去看过他了，许三观。 你什么时候也去看一看呢？许三观在心里对自己说：“哼，我呀，今天就去看望他。”下午的时候，许三观就坐在林芬芳床前的椅子里了。林芬芳穿着红红绿绿的裤衩儿躺在床上，她手里拿着一把扇子，给自己扇着风。 他的右腿绑上了绷带，左腿光溜溜的放在草席上。他看到许三观走进来了，就拉过来一条毯子，把两条腿都盖住了。许三观看着他肥胖的身体躺在床上，身上的肉像是倒塌的房屋一样铺在了床上，尤其是他硕大的胸脯滑向两侧时，都超过了肩膀。 毯子盖住了他的腿，他的腿又透过毯子向许三观显示肥硕的线条。许三观问林芬芳：“是哪条腿断了？”林芬芳指指自己的右腿：“这条腿。”许三观把手就放在了他的右腿上。哦。 这条腿，林芬芳点了点头。徐三观的手就在她的腿上捏了一下，说：“哦，我捏到绷带了。”徐三观的手放在林芬芳的腿上放了一会儿。徐三观又说：“啊，你腿上在出汗。”林芬芳微微的笑着。 哦，呃，你盖着毯子太热了。说着，许三观揭开了林芬芳腿上的毯子，他看到了林芬芳的两条腿，一条被绷带裹着，另一条光溜溜的伸在那里。许三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粗的腿，腿上的粉白的肉铺展在草席上。 由于肉太多，又涌向两端，林芬芳的腿看上去扁扁的两大片，他们从一条又红又绿的短裤衩里伸出来，让许三观看得气喘吁吁的。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林芬芳，看到林芬芳还是微笑着，他就咧着嘴笑着说：“呵呵呵呵呵呵呵呵，想不到。” 你的腿会，呃，这么又嫩又白，比肥猪肉还要白呀？林芬芳说：“许玉兰也很白很嫩的，哎，许玉兰的脸和你的脸差不多白，她身上就不如你白了。”说完这话。 许三观的手就在林芬芳的膝盖上捏了捏。是这里吗？嗯，在膝盖下面一点。许三观在他膝盖下面一点的地方捏了捏。这里疼吗？有点疼。哦，那就是这里断了骨头。还要下去一点。 哦，那就是这里了。哦，对了，这里很疼啊。然后，许三观的手又回到了林芬芳的膝盖上，捏了捏。他问林芬芳：“这儿疼吗？”“不疼。”许三观的手移到膝盖上面，捏了捏。“这儿呢？”“不疼。”许三观。 看着林芬芳的大腿从裤衩里出来的地方，他的手在那里捏了捏。大腿根儿疼不疼？大腿根儿不疼。林芬芳话音未落，许三观忽的站起身来，他的双手扑向了林芬芳丰硕的胸脯。当许三观。 从林芬芳家里出来的时候，仿佛就是从澡堂子里出来似的，身上没有了力气。他在夏日的阳光里满头大汗的走完了一条大街，正要拐进一条街时，看到有两个戴着草帽、挑着空担子的乡下人向他招着手，叫着他的名字。他们就站在街道的对面。他们问许三观。 你是不是许三观呢？哦，我是许三观。然后许三观就认出了他们，认出他们是从他已经死去的爷爷那个村庄里来的。他伸出手指过去，指着他们叫道：“啊，我知道你们是谁了。你呀，是阿芳；你是根龙，哈哈。” 我知道你们进城来干什么了？你们呐，是来卖血的。 <laughs> 我看到你们腰里呀都系着一只白瓷杯子，以前你们口袋里是放着一只碗的，现在你们换成白瓷杯子了。哎，你们喝了有多少水了？跟龙问阿芳：“哎，我们喝了有多少水了？” 根龙和阿芳从街对面走了过来。阿芳说：“我们也不知道，呃，喝了有多少水了。”许三观这时候想起了十多年前李铁头的话，就对他们说：“哎，你们还记得吗？李铁头说，你们的尿肚子啊，他是说膀胱，你们的膀胱比女人怀孩子的子宫还要大。” 哎，你们叫尿肚子，李雪头叫膀胱。哎，这膀胱是尿肚子的学名啊。接下去，他们三个人站在大街上，哈哈的笑了一阵。许三观自从第一次和他们一起卖血以后，这十来年里只见过他们两次，两次都是他回到村里去奔丧。第一次是他爷爷死了。 第二次是他四叔死了。阿芳说：“徐三观，你有七八年没有回来了。”“啊，我爷爷死了，我四叔也死了，这两个和我最亲的人都死了，我呀也就死了回村里的心了。”《许三观卖血记》播送完了，录音曲播。 音效合成：严娟，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